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三十五集。洛涵狼狈的跑了一段路，猛地发现，他可以流畅又不假思索的使用精神术了。此时身后的冰灵终于不再追来了。 洛寒内心里松了一口气，慌忙喊道：“不行，我要中场休息。”林清霄慢慢从后面的云雾中跟上来，他衣袂翩跹，衣带飘飞，看着动作舒展缓慢，可是飞行的速度却一点都不慢。他停在洛寒身侧的一块浮石上，叹气道： <sighs> “才多久，你又要休息？哪里是又，这叫劳逸结合。” 洛寒深知对付林青霄一定要得寸进尺，只要他豁得开脸皮，林青霄这种又冷又闷的性格就无计可施。洛寒本以为今日也是一样，他话音落后，林青霄并无回应。洛寒本以为他已经默认了，可是渐渐的，洛寒脸上露出些怀疑之色：“是不是反正出问题了？我为什么觉得脚下的石头在动啊？” 林青霄脸色平静，镇定如常。洛寒抬头对上林青霄的眼神，油然生出一种不妙的预感。不是吧？你……洛寒话都没说完，脚下的石头猛然下坠，洛寒“哇”的一声叫出来，立刻毫无形象的跪倒在地，牢牢扒住石头边缘。林青霄无奈，隔着两三块石头跟着他，提醒道：“站起来。” 你这样成何体统？洛寒哪还顾得上好看呢？拼命摇头，死活不松手。林青霄没办法，只能移动另一块石头向洛寒撞去，逼着他活动。洛寒泪都快要下来了。哼，现界真的没有幼崽保护协会吗？林青霄越来越过分，真的没有人来管管他吗？洛寒简直是手脚并用的在浮石间躲闪。 要命的是，每一块石头都在活动，上下左右神出鬼没，没有一块是安全的。洛寒吊着一口气不能松，不间断地运行着轻身术，随时准备跳跃腾挪。洛寒经历了他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刻钟，好容易石台停止浮动，他立刻如一条脱离的死鱼般完全瘫倒在地。 林青霄站在最大的倒山状浮石上，始终风姿卓然，飘飘如仙。他见洛寒瘫在石头上，完美主义发作，又有点看不惯。立我有姿，不可失仪。他越这样说，洛寒越不起来。他躺在石头上不动，林青霄没办法，只能退了一步。好吧，你至少先坐起来，不要躺着。 洛寒也知道打坐恢复起来比较快，他慢吞吞地爬起来，他看着林青霄衣冠整齐分毫不乱，站在那里好看的像是仙境，忽然就觉得委屈。你就算要锻炼我身法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石头突然坠落，我会害怕的呀。洛寒语气中含着哭腔，似乎委屈极了。林青霄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反应了，洛寒这是和他撒娇？ 林青霄从没经历过这种情况，他自己是一个很不会讨人喜欢的孩子。漫长的童年、少年时代，他一直是孤身一人，他越来越孤冷，到后来已经没有人和他亲近，他也不想和人亲近了。他从未和父母撒娇过，自然也不曾被别人撒娇。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依赖他、信任他，遇到了委屈，自然而然地和他诉苦。 虽是诉苦，可是林青霄听得出来，这是亲密的人之间才会有的对话。在陌生人面前，每个人都是坚强又体面，但是见了父母就满腹牢骚。林青霄僵硬了良久，最终缓步靠近，停在一步远的地方，在洛寒身边拧了方帕子。林青霄本意是安抚洛寒，但是说出来就成了，擦擦脸上的土。 他说完后觉得这样太生硬了，他努力回想记忆中其他师兄妹是如何相处的，试探地伸手摸了摸洛寒的头发。他的手掌在洛寒发顶轻轻放了一下就收回，轻的仿佛是幻觉。林青霄意外发现，这样的触碰并不让他难受，反而毛茸茸的，他竟然想再感受一下。 然而，洛寒此刻已经站了起来。他刚才一时情绪脆弱，说出那句话，才发觉自己有些过界了。林清霄并不是他的父母亲人，他愿意以最严格的标准训练他，绝对是为了他好。他不能和林清霄喊苦，尤其是后面，洛寒很明显的感觉到林清霄有些无所适从，很僵硬的试图安抚他。他竟然刁难清冷仙人，洛寒光想想。 都觉得这是罪过。洛寒其实没感到头发上的触感，他只是看林青霄似乎很为难，赶快整理衣裙站起来，扬起笑脸说：“我刚才闹着玩的，我休息好了，可以继续了。”他们俩身高上虽然有高度差，可是洛寒好歹也是精心养大的神族幼崽儿，他身负神族基因，身高长相都长在仙界的审美标准上，所以身高并不矮。 站直了，大概到林青霄肩膀。这样一来，林青霄再伸手就显得很刻意。他不好继续摸洛涵的头发，只能悄悄收回手指，冷淡的点点头。好，那就继续吧。林青霄说完，就又回到刚才的位置。他看着清冷如玉，其实内心里颇有些失望。毛茸茸的，手感真不错。 洛寒又继续练习。他虽然不想学习，时常懒癌附身，但是他至少知道努力是为了自己好。他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很有自制力的人，如果没有外力逼迫，他能一直躺下去。林清霄逼着他学习，他虽然痛苦，但也愿意咬牙忍。洛寒心里清楚的很。 别看男主给女主海誓山盟、一掷千金，其实那些礼物都建立在青春和美貌上。美貌是上天的馈赠，也是魔鬼的陷阱。若能让美貌为自己所用，那么美貌就是女子无往不利的武器。如果反被美貌把持，屈服于相貌和年轻带来的红利，那每一次被男人示好，其实都在透支女孩子自己的未来。 强者为自强，林青霄这样的才是真正为他好。洛涵想法很是激昂，很是向上，可是等真轮到他时，依然被魔鬼教练折磨的哭唧唧。洛涵并不是近战人才，他的身份也不允许他近身肉搏。说白了，洛涵最大的任务就是活着，除了毁灭世界，天底下再没有什么值得他亲身冒险。 但是修仙界危险重重，洛寒又不能没有自保之力。他若是什么都不学，林清霄不放心，洛寒自己也不放心。仙族化天地灵气为己用，力量从无到有，从弱到强，拥有很强的灵活性和自主性。相比之下，神族就有些固化，往往一出生能力就被圈定了，比如盘古和女娲。 就很难界定他们的力量谁强谁弱，因为根本便不是一个领域。洛寒的能力从他的日常任务就可以看出来，他亦不是一个靠战力取胜的神。神可以调用一切现成的力量，比如风霜雨雪、灵气魔气，但是神真正的力量是法则。对于六界中的生灵来说，天蓝水绿、春去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 太阳东升西落，人皆生老病死，水往低处流，苹果熟了往地上掉，这是人人皆知的常识。但是最初的最初，这些法则都是神来制定的。天清地浊是盘古的法则，男女结合才能孕育后人是女娲的法则，时间如流水过去了不可再回头是时间之神的法则。 种种法则叠加在一起，才成了如今六界的模样。如果当初盘古开天辟地后规定氢气下行，重的东西才能上升，那么苹果熟了便真的往上飞了。众多法则构成了六界的框架，仙、魔、妖、人、鬼生活其中，吸收六界中的力量，强化己身。比如仙族吸收灵气，魔族吸收魔气。 他们本身便是六界的一部分。神的位置应当是置身六界，却又超脱于六界之上，制定法则来完善这个世界。一个神无法构建全部，如今六界的模样是众多法则叠加，神和神之间相互合作才构成的。不过神的年龄动辄以亿万年纪，洛涵这区区十八年，连说零头都是夸大。 洛寒现在远不到参悟自己法则的地步，所以可以想象，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洛寒都需要靠法术、仙术自保。因此，如何精准的调用灵气，如何快速的逃跑到安全位置，就是洛寒最重要的课程。洛寒知道轻身术关乎他的性命，所以也很认真的去练习。不得不说。 林青霄的训练方式十分魔鬼，可是进步也显而易见。洛寒现在说不上心随意动，可是遇到湍流乱石，也可以上算从容的避开了。洛寒真切的感受到，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打实基础真的很重要。对战中许多事情是根本来不及考虑的，手势标准不标准，口诀熟练不熟练，可能每一样都是很小的影响因素。 但是累积起来，差距就足以致命了。洛寒现在已经可以熟练应用轻身术，不会再出现施法前先在心里复习一遍口诀这样的事情。林青霄精准拿捏着他的进度，一直把难度控制在比他的水平稍高一点的程度。渐渐的，石头移动速度越来越快，冰灵的攻击也越来越密集。 洛寒脚尖踏在石头上，身姿飞快地在云间穿梭。他在踩稳石头的同时，还需要在躲避无处不在的冰凌攻击，难度并不小。林清霄有心再逼洛寒一把，突然又加快了攻击。洛寒本来已经稳稳踩在了石头上，忽然远处传来一阵金光，所到之处云层翻滚，飞云台上的结界也被影响。 洛寒脚下的石头剧烈抖动，忽的下坠，洛寒都来不及反应，就朝下落去，身体顿时暴露在众多冰灵的攻击中。林青霄脸色一变，立即挥手打散所有武器，跟着洛寒跳下去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